先把小卢救下来。春意老纵观完了局势，脑袋很快清醒下来了。眼下先把卢汉文救下来要紧。BOSS 既然没人动，他们也不必急于这一时。听到春意老下了指示，兰溪阁的人马立刻蜂拥而上。叶修等人一瞅，烦的就是这个，想安心和职业选手们较量较量，怎么就这么难呢？ 不过眼下他们也不算是孤军奋战了，星星、翼展、岳云、贺武、昭华五家的工会联盟军也已经到阵，看到星星的几位主动就过来寻求配合了，一看到兰溪阁的人冲上，二话没说蜂拥而上，于是兵对兵，将对将，拯救卢汉文的行动一时间也无法靠他们工会的力量完成了，小罗。 坚持住！兰西阁这边，蓝河焦急的喊了一嗓子。这个夏天，卢汉文频繁和他们这些工会玩家混在一起。虽然现在卢汉文已是蓝雨正式选手，甚至以新秀的身份成了全明星，但在蓝河这一干人眼中，还是习惯性的把他当成夏天跟在大家屁股后面的那个小弟弟。虽然这小弟弟比他们要勇猛的多。 一到战场，肯定是冲在第一个。就因为如此，蓝河他们都习惯了，有些时候要把他救回，感觉就像是给一个调皮的弟弟收拾烂摊子似的。而这一次，卢汉文闯下的祸，貌似有点大。是那个家伙呀！蓝河下意识的追逐了一下某个身影，从新区新号，再到现在。 君莫笑，装备依然是那么五颜六色、混搭夺目啊！而他现在的对手，再也不是他们这些所谓的工会精英了，而是黄少天，是王杰希，是这些站在荣耀顶端的人物。妈的，就该这样啊！整天欺负我们，算个什么事儿啊？蓝河想到这儿，不由得有点愤怒。可是再一细看， 黄少天、王杰希什么的上去，场面好像也挺落魄。小卢，小卢呢？蓝河这么一走神的功夫，再一看， <laughs> 靠！卢汉文的剑客已经没有了，先前围殴他的那片，此时人都散完了。那么现在，我们和星星、和一展、和岳云等等这些工会的人站成一团，是图个什么？ 场面继续弥漫诡异，两大工会势力也已经杀得不可开交了。结果野兔 BOSS 还在那儿闲庭信步呢，所有人都搞不清自己来这趟的目的了。你去群里叫人了没有？张家乐和唐柔交手，应付的绰绰有余。可是，一观整体，星心战队配合的倒是相当有章法。他们这边呢，是以黄少天背后捅了王杰西一剑开局的。 有多默契，就不用多提了吧。看到蓝雨的卢汉文就这么干脆利落的被解决了，而对方隐隐对他有包围之势，张家乐也有点不淡定了。趁着一个走位和林静言的流氓擦肩过的机会，连忙问了一声：“并没有。”林静言说：“怎么？因为我突然发现我们是来抢 BOSS 的呀，发现 BOSS 应该偷偷杀来着。” 还跑去群里招呼一声，大家都来，那算是怎么一回事？张家乐一怔，林敬言的这个逻辑果然无比正确，抢 BOSS 呢，哪有还去招呼更多人道理？那不是没事找事吗？BOSS。不过对于眼下的张家乐来说，林敬言这一言是提醒了他什么是正事儿。结果再转视角一看，沙寒此时终于不寂寞了。 这家伙果然很鬼，张家乐叫道：“率先朝沙韩发动攻击的，赫然是王杰希的魔道学者。显然，就在他们遇到叶修的君莫笑有些失去冷静的时候，王杰希却是始终没忘初衷。趁他们打的热闹，他却是悠哉悠哉的骑着扫把转了一圈，然后就朝无人理会的沙韩发动了攻击。中草堂那边自然早得了他的指示。” 王杰希这一攻击立即杀出来接应，高英杰的魔道学者此时也根本不会过来和他们纠缠，早掩护团队杀 BOSS 去了。张家乐等人大恨，却又无可奈何，他们还得想办法先摆脱星星的纠缠呢。此时挂了一个卢汉文，王杰希、高英杰拍屁股走人，形势一下吃紧。喂喂，BOSS 要被抢走了，冷静！ 看到星星的人依旧抓着他们不放，张家乐觉得有必要提醒他们一声，是吗？一直狂追张家乐的唐柔随口应了一声，头都没朝那边转一下。韩嫣柔继续挥舞着战矛朝他的弹药专家猛敲。我去，这女人疯了！老爷，快把她拖下去！张家乐叫道。结果这时协里又是杀出一绝，来势汹汹，张家乐何等反应？ 接连四个后跳冲出空档，而且反击在此时就已经顺势打出四个后跳，四个手雷翻着花长的冲来的角丢去，砰砰砰砰，接连四声爆破，火光五颜六色，弹药专家的手雷看效果不同，爆炸也是不一样的景象。张家乐连丢四个，当然不可能是四个同样的技能，结果这四连雷却也没把冲来的这位怎样。 看得出，也是一位高手。高手连打带躲，将张家乐的四连雷对付过去，完了却也没理会他，直接就朝着韩烟柔杀了过去。张家乐再一看，来的这位也是个战斗法师，工会挂靠家王朝，什么来头？顿时已经心领神会了，是合作还是添乱？此时的张家乐一念之间。 结果他果断的选择了假装路人，围观了一下就路过而去了。BOSS 杀寒，张家乐此时也回归主题元素了，拖出空来不找腥心的人纠缠，直奔着微草那边要抢回 BOSS。一通绚烂的爆破，夹杂着张家乐弹药专家的身影，直接就碾压过去了。普通玩家对于百花式打法真是一点招架力都没有。 还没分清东南西北，就已经被张家乐碾过了。转眼间，张家乐的弹药专家就单枪匹马，直接冲开了中草堂的阵势，抢到了 BOSS 沙寒身边。猛！霸气雄图的玩家看得心花怒放，此时当然是要冲上去配合大神了。而百花谷的玩家呢，这一切也都看在眼里，心内却是百感交集。 浅花迷人，这个弹药专家夏天的时候还在网游中与他们的工会并肩作战，不辞辛苦。那时候大家就都看出了这肯定是他们的队长，他们的队长回来了。谁想夏天过去，他们的队长确实回来了，但却不再是他们的队长，投入了竞争对手的战队不说，最后还把百花缭乱也给带走了。 百花的粉丝纷纷觉得他们的感情被玩弄了，对张家乐的仇视达到了顶点。此时，张家乐就在他们眼前，用的是夏天的那个弹药专家角色浅花迷人，可是头顶上的工会名却不再是百花谷，而是霸气雄图。真是碍眼呐！百花阵中不知有多少人发出这样的心声。 这是一块心病，是至少都无法愈合的一道伤疤，是痛，是痒，大家都说不清楚，只知道他们看到张家乐带着霸气雄图工会的欢呼在战斗，这种感觉真是糟透了。百花这边也需要有人站出来，随他们而来的余峰显然也很明白这一点，他的狂剑士果断出阵，也是直朝着中草堂阵中冲去。 在百花当中，核心的日子并不像于峰所想象的那么幸福。在蓝雨的时候，他无论多出色，总是在两个人的阴影之下，他永远是蓝雨战队的第三号人物。现在到了百花，名义上他已是队中核心，绝对的一号男主角。可是就在张家乐复出后，他发现他好像又处在了一片阴影之下。说实话。 就在刚刚传出张家乐要复出的传言时，于峰心里非常不淡定过，因为他很清楚，张家乐一旦复出，那必然会是百花战队的领军人物，而他将再次沦为二号。比起以前的第三号人物，貌似进步了一点，但这种进步于峰不稀罕，他只想当领衔主演。所幸张家乐复出是复出了。 却没有回到百花，而是投去了霸图。于峰以为这下他终于可以毫无悬念的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了，结果发现他还是没有。当有一个百花粉喊着支持于峰的时候，必然有一百、一千个百花粉在喊着讨厌张家乐。爱之深，责之切。百花粉丝此时对张家乐有多痛恨，多纠结？ 可知他们曾经是多爱他们的这位队长。这种爱是于峰所期待的，结果他发现，想真正成为一支战队万千宠爱的核心，原来并不是一支转会合同就可以做到的。百花粉丝宁愿去多喷张家乐两句，也懒得过来对他道一声支持。于峰很失落，非常失落。百花开局十分糟糕。 这和于峰的情绪受到了打击不无关系。好在后来他振作起来，作为一个全明星级别的选手，并不会直指着天上掉馅饼。他有拼搏的斗志，他要用自己的努力扭转百花粉丝们的心态。于峰的状态一天天回升，和队伍一天天默契，百花的成绩终于被他带上了正轨。 但粉丝心目中的那团阴影，割舍不掉的弹药专家阴影始终存在。就因为这种情绪，实力未达一流的邹元和他的新弹药专家花繁似锦，居然可以被百花粉顶进全明星阵容。于峰的心里并不是滋味，因为他意识到，如果有一天邹元的实力达到真正一流，那么他于峰和他的狂剑士。 又叫沦为老二。于峰不想当老二，他要用他的狂剑来捍卫他想追求的一切。